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登陆塞班岛。那说到这个海军陆战队，很多同学呢可能有个误解啊，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啊，咱们一直呢管它叫这个海军陆战队，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军种啊。美军现在一共是五五个军种啊，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 和这个海岸警卫队啊，那么二战的时候呢，空军没有独立出来啊，分属于陆海军，这个跟日本一样，但是海军陆战队呢，早就是独立的了。 啊，到今天呢，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里边那其实也包括了陆海空三个这个军种中的军种啊，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啊，什么 M 一主战坦克呀，F 三五隐身战斗机啊，是吧？所以有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空军是美国空军，第二大空军呢是美国海军，第三大空军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是吧？就是他这个他本身就是一个三军结合的部队。二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还。 远没有这么完善，地位呢也没这么高，主要呢就是专门负责两栖登陆作战啊，但是得靠海军来运输，靠海军陆军的飞机来提供空中掩护。太平洋战场上啊，这些岛屿争夺战简直就是为了海军陆战队量身定制的战争模式啊。所以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咱们说这个每一个岛啊，甭管大小，最先抢滩登陆的基本上呢都是海军陆战队。 说回到这个塞班岛上集呢，咱们讲啊，说美军啊刚开始登陆比较顺利啊，斯布鲁恩斯呢就开始琢磨那准备在这个几天之后登陆关岛啊。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好几艘这个潜艇呢都发来了报告，说发现大规模的日本舰队。斯布鲁恩斯不愧为一代名将啊，马上呢就判断出啊，这是找我的啊，来找场子的，咱先不去这个。 关岛了，那赶紧让手下马克·米切尔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准备迎敌，因为这个潜艇啊，一共发现了两支日本舰队啊，所以斯普鲁恩斯呢就判断，说小日本啊是用一支舰队把我引开，另一支舰队呢攻击这个塞班岛啊，所以呢就命令舰队啊，这个不许离岛太远啊。 不过在这一点上啊，这回这个斯普伦斯猜错了啊！日本呢确实是有两支舰队，但是呢没打算分兵啊，而是合二为一，要开过来跟美军决战，还是那个毕其功于一役那老套啊！决战主力是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啊，包括九艘航母、五艘战列舰和其他巡洋舰、驱逐舰。 这五艘战列舰里边呢，包含了这个两艘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战列舰，就是大和号和武藏号啊。听名字呢，就知道这两艘是日本海军寄予厚望的战舰。大和和武藏都是原来日本古国名啊，就原来这个日本律令制，那就古代这个明治维新以前啊，划天下为这个五七七道六十六国，它这六十六国里边的大和国。 就是这个五畿之一啊，在在日本京都周围啊是五畿之一，等于是日本日本朝廷发祥之地啊大和国。武藏国呢，就是这个在江户边上啊江户周围，就是东京周围。所以等于这两艘军舰实际上是用日本的两个首都命名的啊京都和东京啊。因此可见它的这个就是被朝廷寄予厚望这种感觉嘛啊。而且呢，这两艘军舰自完工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出动过。 啊，一直在后方担任这个司令部，所以尤其被陆军讥笑啊！你们花这么多钱造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整天在后方待着，是吧？然后上面的伙食简直好的都都不得了，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陆军就把这两艘军舰呢叫大河旅馆和五藏饭店啊。你们这帮海军官兵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喝喝，是吧？这简直就是不得了，是吧？说这个。 咱们前面讲过那个石正信参谋啊，说这哥们儿是一个狗怂是吧？这个这个人人见人烦的，这么人人别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他人见人烦，狗都不待见，是吧？就就是外号叫盐汤，啊，流到哪儿哪儿咸是吧？就这么这么这么一哥们儿是吧？然后他那个当年瓜岛战役的时候呢，就去找这个山本大将是吧？他去这个想联络海军支援瓜岛，啊，然后他就登上了这个。 河舰啊，就被大河舰的伙食啊给震惊了啊！你想陆军吃了多次是吧？一包大米恨不得活一天是吧？结果呢，海军我操，每每顿饭都是好几菜一汤，纯西餐，然后吃饭还有冰镇啤酒，还得奏乐。 然后海军特别不待见这个石正信，因为知道这一狗怂嘛啊，给他吃的伙食是海军最次的伙食，结果石正信居然感动的哭了，啊，说你们对我这么好，给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吧？所以你想，他这两艘军舰平时净在那儿，是吧？您净改善伙食了，这次也拉来吧，拉来凑数吧，是吧？四百六十毫毫米口径主炮啊，您不崩两下干什么使啊？那带队的小泽治三郎。 更是日本海军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是吧？在这个海军航空兵这一点上啊，山本五十六受他影响很大。那小泽充分吸收了中途岛海战失败的教训，早早的派出了大量的侦察机，很快呢就摸清了这个美国舰队的位置。而且呢，他想了一个绝招啊，叫这个距离外攻击。什么叫距离外攻击呢？就是把这个舰队。 停在美国航母飞机作战半径之外，然后派飞机去攻击，那这些飞机不就回不来了吗？不，没关系，攻击完了之后，飞机不用回航母，降落在附近岛上的机场上，这样呢就可以在保障舰队安全的情况之下消灭美国舰队啊！所以这个主意很绝妙啊！ 更加有利的是呢，到这个四四年四月十九号凌晨啊，小泽已经侦察到了美国舰队的位置，而且呢，按照距离外攻击的战术，这些舰队已经在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了。斯普鲁文斯这边呢还不知道小泽的确切位置啊，就决定呢，咱们不能傻等，仗着飞机数量多，先分出来一批压制马里亚纳其他岛屿上的日本飞机。就在此时。 日本航母上的飞机出发了啊！这这个这一天上午啊，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小泽派出了四波，一共三百多架飞机啊，就是打算呢用数量来突破美国人的防空体系。早上起来九点五十，第一波日本飞机被美国战舰上的雷达发现，米切尔将军马上命令舰上战斗机起飞迎敌，十分钟就出动了这个二百四十架。 这个紧急起飞记录一直保存到现在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会有来者，因为现在一架飞机恨不得就顶那会儿一百架，不用出动这么多架啊。这个时候呢，日本飞机其实还有机会，那应该趁着美国战斗机还在爬升的时候，是吧？从上面呼啸而过，直奔舰队。结果呢，日本飞行员太教条，那这个时候都是这个。 菜鸟了，老脚老鸟这些年已经凋零殆尽啊！完全按照教科书来，是吧？居然浪费了宝贵的十分钟时间重整编队，这么一来，他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海军舰载机这个时候都已经是最新式的 F 六 F 地狱猫和 F 四 U 海盗，而日本战斗机基本上还是零战，更先进的飞机都在图纸上。 地狱猫和海盗这两种飞机几乎在所有性能指标上都超过了零战，数量还更多，是吧？飞行员素质还更好，那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是吧？所以日本战机虽然拼死奋战，第一波六十九架飞机被击落了四十二架，只有四架轰炸机突破了战斗机的拦截。日本飞行员一看这情况啊。 <laughs> 看来也不可能飞到航母那儿了，因为航母都是在舰队的最后方，是吧？所以啊，咱也别挑了，啊能炸谁就炸谁吧。这四架飞机呢，就扑向了外围的战列舰。这个时候，他们发现美国舰队还有一个黑科技，啊就是一种新的高射炮弹。这种高射炮弹呢，装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近炸引信，可以自动侦测飞机靠近的时候再爆炸。 这就让这个高射炮的威力大大的增强，最后只有一架飞机把炸弹扔到了南达克塔号战列舰上，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呀，根本就不在乎啊，就跟被蚊子叮了一下啊。说舰长，咱中弹了是吗？我怎么没感觉？是吧？一个多小时以后，规模最大的第二攻击波来了，这个时候美国人更是严阵以待。 将近三百架地狱猫和海盗围攻一百二十八架性能落后、飞行员水平也不咋地新手上路，请多关照。啊，都贴着这个呢。那这样的这日本零战，所以战斗就变成了屠杀。短短几分钟，七十架日机被击落。啊，一位这个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啊，兴奋的在无线电里大喊说：“这真像以前射火机大赛呀！”啊，于是这天的空战在后来就被称为马里亚纳射火机。 一些日本飞机跌跌撞撞冲破突冲破了这个拦截，很快呢又遇到了密集的高射炮火力。啊，一架鱼雷机用自杀式攻击撞上了印第安纳号战列舰，但上面鱼雷没炸。另外呢，有三枚炸弹击中胡蜂号航母和碉堡山号航母，造成了两艘军舰的轻伤。而日军这第二波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只有三十一架逃了回去。虽然。 空战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可是斯普鲁文斯和米切尔并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小泽舰队，所以没法反击。不过这个老天爷呢是公平的，那不能所有的风头啊都让这个飞行员们出了啊！别忘了，美国还有不少潜艇呢。 其实这天早上起来，双方没开打，大青花鱼号潜艇就发现了小泽的舰队。那尤其是小泽的旗舰大凤号航母，个头最大最显眼，第一个被盯上了啊！大青花鱼浮到水面。 正要发射鱼雷，突然瞄准装置失灵，还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只好用目视瞄准，把所有的六枚鱼雷一股脑就发射了出去，然后紧急下潜。此时，大凤号上正在起飞飞机，兵草长小松关雄刚刚升空，看到水里的鱼雷。 这哥们儿一咬牙，心一横，摁下机头就冲向大海，用飞机呢撞毁了一枚鱼雷。不过剩下的鱼雷里边呢，还是有一枚击中了大凤号的右舷。大凤是日本最新一艘下水的航母，非常现代化，防护力呢也很强。按说一枚鱼雷击中啊，应该没啥事儿啊。小泽呢还命令继续起飞舰载机。中午时分，另一艘潜艇鲛鱼号。 又突然闯入小泽舰队群中间，冲着祥鹤号航母就是六发鱼雷，其中三发命中。两个小时之后，祥鹤号就沉入了大海。祥鹤号沉没了半个小时，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大凤号内部呢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啊，原来刚才击中大凤号的这枚鱼雷啊，虽然看似没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呢，爆炸损坏了几根输油管道。 泄漏的燃油不断挥发，气体弥漫在这个舰体内部啊。这时候呢，不知道哪儿擦出了一点火星，就引起了爆炸，很快就引爆了弹药库。晚上六点半，服役才仨月的大凤号就葬身海底，六百六十名官兵随舰同沉。小泽不得不转移到羽黑号巡洋舰上，但是呢，巡洋舰的通讯设备不够，所以舰队的指挥就更混乱。 上午起飞的第三和第四波飞机转了半天，才找到美国舰队，在重重拦截之下，也没什么像样的战果，反而呢又被击落了一大半。一天战斗下来，日军放出去的三百二十六架战机，只回了一百三十架，还有不少飞机呢，随着两艘航母沉入大海。美军只损失了二十多架飞机，军舰几乎是毫发无损。到了第二天。 小泽转移到了通讯设备齐全的这个“瑞鹤”号航母上，这时候他才知道前一天空战惨败啊。不过呢，他还不死心，打算用剩下的飞机再莽一波。正在此时，前方部队报告，美国舰队正在大举开来。斯普鲁恩斯发现日本人没有兵分两路，也就让米切尔放心追击。到下午快四点，米切尔的侦察机终于发现了敌人，但是这个时间啊比较尴尬，如果派飞机出击的话。 回来就是晚上了，夜间降落很危险。米切尔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攻击。二百一十六架飞机就在晚上六点多到达小泽舰队上空。小泽一看不好，赶紧命令解散编队，是吧？所有船只各自逃脱。补给船开得慢，不管了啊！不过船开的再快，也是快不过飞机的。很快，飞鹰号航母被鱼雷击中沉没。另外呢，几艘航母损鹰号、龙凤号、千代田号也都被炸伤。 旗舰瑞鹤号重伤，一度到下令弃舰了。不过后来呢，还是被抢救回了。情急之中的小泽也没有忘了派出最后的七架鱼雷机去攻击啊！当然呢，这几架飞机也就一去不回了。别看日本人啊反击不行啊，但是有人行。什么像？这就是黑夜啊！两百多架美国飞机打完胜仗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米切尔不惜冒着被潜艇偷袭的危险，命令整个舰队灯火全开，驱逐舰不断发射照明弹，指引飞机降落。这么多飞机同时回来，就造成整个舰队通讯一片混乱。再加上呢，大家都没油了，所以好多人呢无视指令，争先恐后扑向甲板。最终，八十多架飞机坠毁，四十九名飞行员死在自家舰队眼前，比这两天空战损失多了一倍。 一夜的搜救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舰队呢停止了前进。日本这边丰田大将得知战况，只好命令小泽撤退。阿号作战行动无功而返。为期两天的马里亚纳海战，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航空母舰对决。 双方一共投入二十四艘航母，美军呢损失了一百二十三架飞机，四艘战舰轻伤，仅仅牺牲了七十六个人，击沉日本三艘航母、两艘游轮，击落六百多架飞机。光看这个对比啊，绝对是一场大胜啊！如果这个斯普鲁恩斯将军能别这么保守，早点让舰队主动出击，应该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小泽还能不能逃回去都不好说啊！当然，咱这都是这个事后诸葛亮啊，耍嘴皮子。这一仗下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航母基本上就成了摆设。为啥呢？因为飞机都被打光了。本来这个时候日本飞行员的水平就不行，打完这一仗就更加雪上加霜。此役之后，日本航母和舰载机就再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这次海战的失败，也意味着日本所谓的绝对防御圈就被突破了，一点儿也不绝对。塞班岛上日本守军就陷入了孤立啊！这个时候，岛上有一位咱们的老熟人谁呢？南云中一海军中将。山本死后，南云就失了宠啊。本来山本也不待见他，后来呢，被任命为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兼第十四航空队司令。 挺唬人啊！其实手下没有几个兵，一个空壳是吧？小泽一失败，南云知道自己命运已定啊，准备这个剖腹自杀，向天皇尽忠了啊。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美军又准备如何拿下塞班岛呢？咱们下集再说。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